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这个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带领下，成功的呢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并且呢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样一来呢，太平洋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现在如果从长远上看啊，美国这浓眉大眼、膀大腰圆的家伙参战了，基本上说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概率就很大。我以前就给大家讲过啊，说这个。 反法西斯四大盟国是吧？美英苏中是吧？世界上工业实力最强的新兴帝国，殖民地最多的老牌帝国是吧？地皮最大的红色帝国啊，还有这个人口最多的，是吧？这个就是半殖民帝国啊，四大金刚一起上，非常稳是吧？魔力青、魔力瘦魔力红、郭富城是吧？非常稳。不过呢，这毕竟是从长远看啊，现在呢，战争刚开打。 四一年离四五年还有段时间啊，这几位呢日子都不好过。那你就先说这个美国是吧？战争突然打起来啊，真是有点仓促应对。国内那这个什么兵力装备，那它原来都是维持最基本的规模。你就算它地大物博，实力雄厚。 但是你这新兵需要花时间训练，你看一战的时候，美国从宣战到参战用了一年的时间，是吧？你这生产线得扩大呀，你原来造汽车的，现在改造坦克，是吧？这都需要时间。反观小日本儿那边蓄谋已久，是吧？开战之前做了充分的规划啊。咱们讲这个日军南下根本目的就是要夺取东南亚丰富的战略资源，尤其是印尼的石油啊。 马来半岛的橡胶啊啊，所以为了给这条能源战线提供保障，偷袭珍珠港这种事儿都干出来了啊！当然，偷袭珍珠港主要是为了先发制人，击溃美国太平洋舰队啊，给入侵东南亚的这个日军呢解除后顾之忧，是吧？不能说我前面抢的高兴，是吧？你后边把我运输线断了，这不成。所以在这个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啊，日本陆军挥师南下，右翼进攻马来半岛，左翼进攻菲律宾。 啊，为能源通道提供了稳定安全的这个保障。那么这一集呢，咱们主要就是说说啊，菲律宾这一路。菲律宾这地儿比较重要啊，北面隔着巴士海峡啊，跟中国台湾呢遥遥相对；西边是南中国海啊，东边临着太平洋，南边呢跟印尼、马来西亚隔海相望。那今天咱们这个呃，如果听新闻什么的啊，可能都老老听这个。 第一岛链儿这个词儿啊，菲律宾群岛呢，就是第一岛链上非常关键的一环啊，就像个锁，锁住从南中国海进出到太平洋的这个大锁啊，就是一个通道，是吧？因此，要想控制东南亚这个地方，一定是必争之地。四一年的时候呢，这地儿在美国手里，美国人怎么得到的菲律宾呢？啊，那就是朗琅啊够的事儿了啊。话说一八九八年。 新兴帝国主义美国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打了一架啊，这就是著名的美西战争。美国人打赢了啊，衰朽不堪的西班牙帝国被打得满地找牙。然后呢，这个美国就从西班牙手里呢继承了这块殖民地。到了一九三四年，美国承认菲律宾拥有自治权，菲律宾呢也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当然，事实上呢，菲律宾还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在菲律宾呢。 建有亚洲最大的海空军基地啊，一直到九二年这个基地呢才撤出，这就是这个日军南下呀最大的这个障碍啊。这个时候代表山姆大叔坐镇菲律宾的是时任美国远东总司令、大名鼎鼎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是吧？这个人非常厉害，对吧？咱们讲过美国。 二战时期的那些个名将，是吧？这个像马歇尔啊、艾森豪啊，是吧？就这些五星上将，一战的时候都是个尉官、校官。 人家这个麦克阿瑟尔就已经是准将师长了啊，四十二师彩虹师准将师长是吧？然后战后，人就担任过这个西点军校的校长啊，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甭管他担任西点军校校长和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时候，他都是最年轻的，是吧？所以三十年代他到了菲律宾坐镇，菲律宾政府呢非常给他面子。 授予老麦菲律宾元帅军衔啊，今天他元帅的权杖还在他就是诺福克他这个陵里边啊陵的那个博物馆里展示的。麦克阿瑟呀，中国人很熟悉那后来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不是跟咱们彭德怀元帅过过招嘛啊？这老哥呀很有意思啊，特别热爱军旅生涯啊。离婚之后呢，跟这儿安了个家啊，带了个保姆，还是中国人啊。后来又又二婚了啊。 过着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啊！现在呢，麦克阿瑟好日子到头了，啊这个兵家必争之地让小鬼子盯上了啊！说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啊这不是夸你，这词儿不是夸你啊，就是说什么呢？你这地儿太显眼，危险系数高啊！你这大街上搁着一个肉包子啊，是狗呢都想咬一口，是吧？所以就在珍珠港事件的同一天，菲律宾当地时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号啊，日本人呢对菲律宾就下手了。日军这个领头的将领啊很有意思啊，也是个离过婚的，号称诗人将军的本间雅晴中将。本间是个非典型日本军官。 啊，留过洋啊，这个在这个日本陆军军官里是少有的，而且呢是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啊，牛大的牛人啊，可见这个文化水平呢不一般啊，不是一般的，不是二班的，是实验班的，因为受过这个西方文化的这种熏陶啊啊，所以这个本间老哥比较文艺范儿啊，爱写诗啊，喜欢电影，个性风流啊，才子做派。 当然呢，少不了生活作风问题，要不怎么离婚了呢？啊，据说他经常跟这个演艺圈的女星啊传一些绯闻啊，因为那会儿这个日军中将一个月的工资啊，这个四百多日元，啊那会儿四百多日元和今天的日元就大几十万呢，你想想是吧？反正他这个所以女星就比较往上扑，甚至跟一些男演员关系都很暧昧。 啊，所以这哥们儿比较潮啊。在菲律宾战役当中呢，日军专门编成了第十四军，交给本间中将指挥啊。日本的军呢，相当于集团军啊，他军下辖师团，一个师团两万多人，差不多相当于一般国家的军了啊。总的来说呢，这个日本打菲律宾打法呢，跟珍珠港是一模一样啊。十二月八号这一天，日本出动航空兵对菲律宾美军机场和海军基地发起突袭。 菲律宾的美军呢，跟珍珠港也一样，毫无准备啊，一天就损失了一半重型轰炸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战斗机啊，所以呢，这也被称为菲律宾的珍珠港事件啊。但是跟珍珠港不一样的这个珍珠港是炸完就完了，菲律宾是轰炸仅仅是前菜，等你港口跟机场报销之后，日军就开始迅速登陆。 打了麦克阿瑟一个措手不及啊！仅仅一天时间，日军只一部就攻占了吕宋岛以北的巴坦群岛，并且火速进军啊！到了十二月十号，日军第四十八师团一部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北部登陆，并且占领了当地机场。这么一来，就在菲律宾北部站住了脚。转过天来啊，这个十二月十二号，日军第十六师团木村支队。 在吕宋岛南部登陆啊，还把日本航空兵第五飞行团转移到了吕宋岛的军用机场，掩护地面部队登陆，发动进攻。而美国的空军力量这个时候明显已经是所剩无几啊，日本人呢就完全掌握了制海和制空权。 啊，所以菲律宾的沦陷啊，就是时间问题了。到了二十四号，日本人又在吕宋岛的西面和东南方向啊登陆成功。至此，登陆日军形成南北夹击、围歼美菲联军的态势啊。实话说啊，这个美菲联军呐，里边的美军非常少啊。你想珍珠港事变爆发前，美军总兵力就三十多万。 啊，在菲律宾的美军啊，几乎就是当宪兵用啊。而且你想，这个美国人在菲律宾是吧？香车美女，那热带地方人又开放，有心思打仗吗？是吧？至于联军中的菲律宾军队，战斗力约等于零啊。就是很多菲律宾士兵只会跪姿射击啊，趴地也不会打枪。 是吧？就打打枪之前，先得给人跪下那日本人还以为给拜年呢，是吧？你想用这样的部队对抗堪称虎狼之师的日军，那不是开玩笑吗是吧？所以麦克阿瑟也真能认清形势，刚过完圣诞节，那就命令吕宋岛上的美菲联军七万九千五百人撤向巴丹半岛和克雷西多岛。啊，咱不跟鬼子硬拼，学学中国土八路，雨林中跟鬼子玩游击去。但是。 撤哪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啊？这一撤不要紧，从马尼拉出城，三条公路上挤满了各种大小车辆，是吧？甚至这个这个还有好多牛车。你这先进也有先进的麻烦啊！你看我们八路军游击队是吧？说撤腿儿的就走了，顶多弄点骡子，来无影去无踪。您那可倒好啊，撤军的时候跟车展似的，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而且呢，你耽误时间不说。 您这目标也太明显了啊！小鬼子轰炸机一来，全都碾压。但是呢，天佑麦克阿瑟啊，本间雅晴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没有在此时出动轰炸机编队来轰炸。据说是因为啊，就本间太看得起麦克阿瑟了啊，以为呢要在马尼拉进行决战是吧？所以得这个留足了这个航空兵啊，好钢硬在刀刃上。 没有想到这个老麦这么怂，一枪不放，直接从马尼拉撤走了，是吧？等明白过味儿了，那赶紧追吧，是吧？煮熟的鸭子飞了可怎么办啊？啊！但是这个本间大哥呢，明显是大陆军主义，是吧？只顾让地面部队奋起直追，是吧？你把交通要道炸了也行啊，对吧？马尼拉北边有两处重要的桥梁，是撤向巴丹半岛的咽喉要道。 是吧？你只要这个在这个桥上扔两颗炸弹，就可把后续部队的道路啊截断。但是呢，本间中将啊鬼使神差的他给忘了啊，就特别像那个敦刻尔克撤退那次，希特勒突然停止的进攻一样。这么一来，就把盟军放跑了啊！日本人呢，丧失了一次良机。到了四二年一月二号，日本人占领了未设防的马尼拉啊！这个时候，日本人呢，大概认为菲律宾大局已定。 是吧？这个，所以呢，就把海军主力和第四十八师团调往印尼，把第五飞行师团呢主力调往缅甸，仅仅用第十四军的剩余部队去清剿吕宋岛。这下小日本啊，算是有点轻敌了。一月九号，日军开始进攻巴丹，遭到了顽强抵抗啊！美菲联军呢，跟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山地战、丛林战、阵地战，逐渐占据了主动。 交战当中，木村支队被围啊！前来救援的日军一个大队被歼灭。日军是万万没想到马尼拉能轻易拿下小小的巴丹，久攻不克。打到月底，日军因为这个伤亡惨重啊，被迫这个转入了防御，战局呢就陷入到了焦灼状态。这个时候，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啊，参谋总长山山元。 已经对本间雅晴的指挥能力产生了怀疑啊，准备撤他的职，走马换将啊。但是天皇认为临阵换将啊这个不妥啊，才没有这个撤了本间。其实日本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的美菲联军。 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甚至把童子军都派上去了。麦克阿瑟尔几乎要拿起老爹留下的手枪自杀，与菲律宾人民共存亡了。罗斯福一九四二年二月八号以国家的名义命令麦克阿瑟尔和他的家属撤离菲律宾。麦克阿瑟尔一开始没搭理啊，到了月底招架不住，罗斯福和这个马歇尔接连给他发电，要求他以大局为重啊，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是吧？咱去澳大利亚积蓄力量，再反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哥，稳，千万别意气用事啊！这么一来，到了三月十一号，麦克阿瑟无奈撤走，坐着鱼雷艇跑了啊！离开菲律宾之前，他发誓啊，爷还会回来的。主帅一走，留守的美菲联军改由温赖特将军指挥啊。但温赖特知道。 他的任务就是啥时候让部队放弃抵抗，准备投降。打是真打不下去了啊！日本人为了彻底消灭巴丹半岛上的美菲联军啊，于是呢大本营调动了在上海的第四师团增援本间。四月三号，日军派第四师团第六十五旅团啊，对巴丹半岛发起最后强攻。双方在这个丛林当中呢，展开了殊死战斗。 最终啊，这个美菲联军呢，在绝境之下，终于撑不下去了啊！巴丹半岛守军呢，一共是七万五千人，其中美军九千三啊。四月九号向日军投降。在这儿呢，咱就得说说小日本啊，干了一件特别这个丧良心的事儿，史称呢叫“巴丹死亡行军”，是吧？四月十号起，美菲联军七万八千多战俘被押往一百公里以外的战俘营。 冒着炎炎烈日穿越丛林，八天行军途中，那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把美军战俘当人看。一路之上是无食无水，上万人死于饥饿、疾病或者虐杀。啊，在这个西方人的思维里啊，战俘不丢人啊，我只要尽力打了啊。当然，像意大利人那样不尽力打也投降，大家也都习惯了，胜败乃兵家常事。 是吧？我放下武器进战俘营，有吃有喝，顶多呢我干点活等战争结束之后回家就行了。那交战双方基本上呢都会遵从这个原则啊，因为战争是双方的啊，咱们双方都会有战俘，你对我的战俘好，我也对你的战俘好啊。欧洲又有骑士精神，是吧？这样的这个这个传统，是吧？所以才有日内瓦公约啊、海牙国际公约这样的君子协定，但是在。 东方文化里边，战死是光荣，被俘是耻辱啊！尤其是军国主义的这个日本，那更是极端。投降就是懦夫啊，你就是贱人啊！没有任何权利，你哪怕是炸掉了，炸掉一条腿儿是吧？昏迷过去了，你都不能被俘啊！你都得醒过来之后咬舌头自杀是吧？你想他拿自己的命都这么不当命，他能拿你战俘的命当命吗？ 是吧？而且你那边也不可能有我日本的俘虏啊！我们都自爆了或者剖腹了，就算有人被俘，那都是叛徒啊！你替我折磨死才好呢，是吧？所以你想抱着这样的想法，这帮美菲战俘能够好果子吃吗？啊！菲律宾可是热带地区，四五月份也是三十多度的气温，一百多公里一直走，没吃了，水也不给，大便都不能停下来，啊，只能这个。 拉到这个这个裤子里边。投降前啊，美军还专门留给日军二百辆卡车，还有俩油库，希望呢日军能够拉战俘用。你想这个美国人多天真，小鬼子自己都腿儿的，能拿这车运你吗？啊，所以一路之上，大量的战俘因为脱水死了。 啊！而且日军在这个路上是随意虐杀战俘，只要走不动的，趴下之后你起不来的，这个直接就一刀啊，就就就就毙命啊！所以二战结束之后呢，本间雅晴直接在马尼拉就被枪毙了啊！其实啊，这老哥有点冤啊！这主意呢，后来被证实是那位神鬼参谋石正信出的啊！但是呢，你本间雅晴作为主官，难辞其咎嘛啊！战局打到这儿。 基本上可以讲，就接近尾声了啊！日军攻占了巴丹半岛之后啊，再向另一些岛屿呢连续实施炮击轰炸。到了五月五号啊，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分左右两路登陆这个联军司令部所在的岛屿，对岛上的要塞呢发动攻击。一万五千名美菲联军依托坑道攻势抗击，组织敢死队啊，展开了白刃战。 一天之后，日军后续部队投入战斗，温赖特被迫请求投降，并且呢，第二天啊，通过这个马尼拉广播电台命令所有美菲军队投降。到了五月十八号，最后一批美军停止了抵抗。到此为止，日军完全控制了菲律宾全境，占领了菲律宾啊。咱们说呢，咱们前面说菲律宾和马来半岛嘛，是这个重要航线的两翼啊。这个菲律宾现在被占了，左翼菲律宾被占了。 那右翼那边的马来又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们下一讲再给大家讲。请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